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五十九集。巫族大祭司听到这些事儿，面上露出苦涩的笑意。他曾经也觉得，外面的世界丰富多彩，比巫族村内强多了，直到后来。 巫族何族灭亡，他便是想回也回不去了。大祭司才真正意识到，能和族人生活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。巫族大祭司说：“如果可以，我都宁愿今日被抓回去的人是我。”小时候我犯了错，就会被师傅惩罚。后来，我师傅死了。 我接过他的衣钵，成了大祭司。我情愿我永远是块不成器的朽木。每次犯错，都有人来骂我；每次偷跑，都会被抓回去惩罚。大祭司的目光中满是怀念，慢慢溢出悲伤。他知道不可能了，他永远等不到那些惩罚他、责骂他的人了。 他几次在梦中祈祷，希望女娲神、师傅、长老或者随便哪个族人出现在他的梦境，骂他、打他都可以。谁让他身为大祭司却失职了呢？可是，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或许是太过失望，他们连托梦都不愿意。云梦寒终于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他讷讷住嘴，等了一会儿，干巴巴的说。 他们不会怪你的。大祭司悲痛，用力捂住自己的眼睛，强行忍耐住哭腔。若他们不怪我，那我更无地自容。我恨我自己渎职，偷偷离开村子，导致凶手趁虚而入，杀了全村人。他们都是些手无寸铁的老人、小孩啊！如果我在…… 即便没有一战之力，至少能打开结界，让他们进祭坛躲避。可是我不在，祭坛无法打开，他们活生生被屠杀在祭坛外。云梦寒彻底沉默了，他低着头，似乎在想什么。巫族大祭司放下手，眼睛中有泪光，也有杀意。如今。 我不求独活于世，只求和土村凶手同归于尽，还有那个泄露村子地址的人，我也绝不会放过他。对了，神器。巫族大祭司说完后，本来正想和云梦涵说神器的事儿，他一回头，见云梦涵垂着眼睛，很出神的样子。 巫族大祭司想要说的话一下子卡住了壳，他不期然想起刚才看到的卦象。勿要轻信身边人，我身边除了云梦寒，还有什么人？巫族大祭司一瞬间害极，连脸上的表情都无法控制。他听到自己用发颤的声音问云梦寒：“云姑娘。”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线索？云梦涵身体瑟缩了一下，他用力咬唇，半垂着眼睛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那你知道泄露村子地址的人是谁吗？云梦涵躲闪的意味更明显了，他近乎坐不住，噌的一声站起来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云梦涵也发现他的表现太异样了，他立刻掩饰住脸上的表情。 装作无事般对巫族大祭司笑了笑，问：“ <laughs> 大祭司，你刚才说起神器，神器怎么了？”巫族大祭司仔细打量着眼前人，像是第一次认识他一般。就在云梦涵忍不住想落荒而逃的时候，大祭司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没什么，我只是想提醒你和魔尊。” 女娲娘娘当初为了保护神器不落到外人手里，曾在神器外设下重重机关，获取神器非常危险。魔尊如果想要拿到东西，务必小心。冥界内，洛寒休息了一夜，一出门就看到林清霄坐在外厅看书。他看到洛寒出来，收起书，很自然地朝他走来。醒了，昨夜睡得怎么样？还好。 洛寒如实评价：“忘川河里全是鬼魂，我本以为昨夜会很吵，没想到非常安静，并没有鬼哭狼嚎的声音。”林清霄含笑说：“想来是最近投胎处理快，怨鬼少吧。”在堡垒中听候差遣的鬼官们都不敢说话。天地陛下这么大一尊祖宗处在这里，威压一开，方圆千里根本没有鬼敢靠近。 河里能听到怨鬼的哭声，才怪了吧？洛寒对冥界的运行机制不太了解，但冥界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这样说，想来是真的了。昨夜噪声的事情只是个插曲，洛寒很快就想起更重要的事情，他话题一转问：“你吃早饭了吗？”“没有。”林清霄眼睛都不眨，问：“想吃什么？” 既然林清霄都没吃，那洛寒就放心的跟着蹭饭。洛寒坐到桌前，随口说：“嗯，突然想吃杨脂粒了。”不过一种果子，林清霄轻轻点头：“好，我让他们准备。”随侍的鬼官听到天地陛下要用膳的时候就愣住了，等听到那位姑娘说出一种只产于仙界的水果，又愣了愣。他们冥界遍地阴煞之气。 终年不见阳光，根本没有植物生长，唯有以怨气和血为食的彼岸花能活下来。匆忙之间，让他们去哪里找杨之力呀？洛寒隐约记起，以前好像听人说过，冥界没有生气，不长植株。这一路走来，好像也没有见过两岸有植被。洛寒问：“听闻冥界没有植物，吃杨之力会不会不方便？”“不会。” 林青霄风轻云淡的应下，极淡的朝旁边扫了一眼。明界地大物博，他们自然方便。两旁的人默默将要说的话咬着牙咽回去。没过一会儿，厅堂中的人悄悄告退，飞快的跑去外面运阳之力了。林青霄早就预料洛寒想用膳，昨日就让厨房预备着了。 洛寒突发奇想，想吃羊之力，打了众人一个措手不及。除此之外，早膳倒是现成的，精致的盘盏一叠叠送上来。冥界能吃的东西不多，但胜在稀奇。侍奉的人见洛寒目光好奇，连忙抓住机会给洛寒介绍。洛寒对美丽的事物从不吝于赞美，他频频称赞。 这个侍者被接二连三的夸奖冲昏了头，脱口而出说：“仙子，这些糕点只是样子独特，其实我们冥界真正的特产是彼岸酒。”侍者这话说完，就感觉到天帝淡淡的扫了他一眼，刹那间，侍者一个机灵，从醺醺然的状态中醒来，暗叫：“糟了，我怎么忘了，天帝不喜欢饮酒。” 昨日禀报菜单时，陛下特意将彼岸酒从单子上划去，结果我刚才一时得意忘形给说出来了，完了！侍者恨不得回到过去塞住自己的嘴，然而说出来的话无法挽回。洛寒一听到彼岸酒，顿时被勾起兴趣，问：“这是什么酒？用彼岸花酿制的吗？”侍者偷偷去看天帝。 结果，美貌清冷的陛下只是端坐岸边，伸手替身边的女子倒了杯水。使者心里更忐忑了，陛下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？但是洛寒的话，他也不敢不回。使者用尽自己这一生最大的眼力劲儿，一只眼睛看洛寒，另一只眼睛偷偷窥陛下的脸色，真词灼句的说道：“回仙子。” 正是用彼岸花酿制，这酒就借了彼岸这个名字。其实味道和普通酒没什么差别。侍者充满求生欲，甚至都开始诋毁自家的特产。然而洛寒才不在乎味道，他又不喜欢喝酒，点酒也只是为了尝尝当地风情罢了。洛寒兴致勃勃的拍板说：“好，拿一壶上来，要两套酒具。” 侍者欲言又止，不断偷看林青霄。洛晗察觉到侍者的异样，奇怪地看向林青霄。林青霄微微一笑，随和地对侍者说：“去拿吧。”侍者眼前一黑，觉得他安稳的官场生涯怕是结束了。很快，彼岸酒就送上桌案。洛晗好奇地看着眼前的酒壶，酒液鲜红如血，盛在剔透的水晶酒壶中。 说不出的奇异美丽。洛寒倒了一杯，在鼻端嗅了嗅，问：“听说彼岸花代表着绝望的爱，用彼岸花酿成的酒会有什么功效吗？比如前世的爱是圆满的，酒就是甜的；如果以悲剧收尾，就是苦的。”林清霄听到这种话，不自觉皱眉。为什么他听出一种衬语的味道？试着挠了挠头说。 这个说法在凡间流传甚广，但是彼岸花再神通，也只是种草木，怎么能窥探轮回，变换出不同味道？彼岸酒口感微苦，味醇，后劲大，喝后会有些许迷幻效果。呃，至于其他的效用，小的还不曾听过。好吧，洛寒满足了好奇心，启唇微微抿了一口。 林青霄见他良久不动，略有些紧张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洛寒煞有其事地看着林青霄：“我觉得是酒不对劲儿。”林青霄脊背一下子紧绷起来，连气势也变了。“哪里不对劲了？”洛寒拿着酒杯靠近林青霄，说：“你尝尝就知道了。”林青霄不喝酒，他正要拒绝，突然意识到。 这是洛寒的酒杯，托了穆力好的福，他都能看出来刚才洛寒的唇抿的是哪里。林青霄犹豫了一瞬间，就这眨眼间的功夫，洛寒的酒杯已经递到林青霄唇边。林青霄半推半就，低头抿了一小口，过后他仔细感受酒中的味道，暗暗皱眉，和侍者刚才说的味道并没有差别，微苦。 未唇，略有后劲，究竟是哪里不对劲？洛寒见他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忍不住笑。 <laughs> 当然不对劲儿了，有没有觉得他是甜的？林青霄怔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。洛寒放下酒杯，煞有介事的说： <laughs> “你事事都做得好，爱情也该圆满，无论前世还是今生。” 这是林青霄听过的对完美人生最顺耳的解释，他轻而易举就接受了，含着笑睨了洛寒一眼。 <laughs> 真是自然，你也会是如此。这顿早膳尾声时，去运杨之力的人总算回来了。洛寒看到红彤彤的杨之力装在精致的盘子上，妥善的放在他面前，枝叶上似乎还凝着新鲜露水。 洛寒挑了一个拿起来，来回看了看，有些苦恼的叹气：“啊，麻烦，不想剥皮。”林青霄闻言，伸手从他手中接过杨之力。洛寒一看他的架势，震惊了，愣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啊。我知道。林青霄修长的手指轻轻划过，坚硬的外壳就被化开，露出里面晶莹的果肉。 林清霄用灵力将盒踢掉，说：“明显阴气重，阳脂里性热，不许多吃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